¡Sí! 时间十一点零七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名 Uncle》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医生早安！啊，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施伟早安。要先跟大家讲声，耶诞快乐！嗯，耶诞快乐。 <laughs> 好，今天呢是 Christmas Eve，虽然是呃耶诞节的前夕呢，但是我想很多人呢啊，今天出门的时候应该有感觉到天气特别的冷。 虽然我现在在录音室里面穿的是短袖，但是事实上呢，今天外面天气很冷哦，而且还下雨，请大家呢记得一定要携带雨伞呢。而且今天一整天呢都是属于这种下雨的天气，会一直到明天才转的比较好一点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呢聊聊的是有关于这则新闻了。这位呃听众呢，这位的音乐人呢，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的，他就是袁惟仁老师。哎，可以吗？可以在我们的影像上看。 得到吗？好好，呃，尤文渊老师呢？他之前在呃大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因为脑溢血，然后就突然昏倒了，紧急送医，而且一度呢还传出了昏迷哈，然后病危的消息，然后让他的家人都非常的担忧，赶快飞到呃中国大陆去看他。那经过了六十几天之后，他现在回来了，已经到了台北荣总来做更进一步的治疗。呃，但是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了，哎，到底哪一些人？ 是属于脑溢血的高危险群，还有像像这样子的一个冬天呢，我们要如何预防脑溢血呢？大家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稍微的聊一下。当我们最希望的是小胖老师可以一切呃安然无无无无事哈，可以一切都很好。哎，这样子看的比较清楚嘛，哈哈。呃，同时呢，也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 news 九八官方粉丝团，因为今天呢，我们在网络上呢有同步的直播，欢迎你在脸书上面一起来加入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正兴医院的呃神呃神经内科的尹菊浩医师。医生我们先来聊一下有关于脑溢血。好了，脑溢血其实就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对不对？对，嗯。每年和到这个时候，就像今天这种天气，嗯，我们急诊室都超了一单了。 <laughs> 哎，真的，因为这种天气就是脑出血最好发的一个天气，又湿又冷的天气，又湿又冷，对，就突然从一个比较温暖的天气突然降到，这个就是低，一下子温度降的很低，嗯，那这个时候呢，急诊室常常来了中风，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大部分都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哦、 <laughs> 哎，可是这边应该先请教一下医生哦，因为大家都知道脑中风在台湾的十大死因当中，我记得是排行第三名嘛，对不对？第一名是癌症，第二名是心血管疾病，第三名是脑中风，对脑中风，对不对？哈，那呃，但是脑中风事实上分为两种，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堵塞型的，缺血型的脑中风，啊，缺血型的，然后一个是出血型的，对。 什比较居多？呃，我们台湾还是以缺血性、缺血性的脑中风居多哦，它大概占所有脑中风里面的比例的百分之八十。嗯，那出血性的脑中风大概就是百分之二十嗯，哦，这样子。不过这百分之二十虽然比例很少，它所造成的死亡、所造成以后的残障的等级，都是比出那个缺血性的脑中风来得更高啊。嗯，所以事实上，呃。 缺血性的比较危险，对不对？对，比出血性的还要来的更加危险。出血性的比缺血性的来的更加危险。就说我们今天讲的脑溢血哈，我们讲的脑出血，它。 出血之后，它所造成的一个以后的以后的一个残障的等级，或者是甚至是死亡率，都比缺血性的脑中风来得高。哎，为什么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样的疑虑，为什么出血性比……哎，我们讲堵塞型好了，把两个全部都混在一起。 <laughs> 堵塞型，堵塞型就是有血块堵住了那个脑血管。是。为为什么出血型的会比呃堵塞型的还要来得更容易造成它的后遗症严重？哎，因为我们。 堵塞型哈，它虽然是脑血管阻塞，可是有很多其实它阻塞在一个是比较小血管的部分，嗯，所以说它所造成的脑细胞的一个坏死哈，基本上它的这个程度就不到不太一样，嗯，哦，所以它有重有轻哈。那当然很大的血管阻阻塞它所造成的后遗症或死亡率会比较高，可是我们在我们的东方人，甚至我们在台湾看到了我们台湾的人民，我们所看看到阻塞型阻阻塞型的这种中风。 那它所造成的，大很多都是小血管，小血管阻塞，甚至微血管的阻塞，所以它造成的一个残障的比例的这个等级比较不会那么强。也就是它都会塞在那些呃比较小的乡间小路上面， <laughs> 不会塞在省道或者是国道上面，对比较少，所以不会造成重大的伤害。那我们的出血性的脑这个脑中风，嗯，大家都知道就是一种。 脑溢血嘛，它就是血管爆裂。哦，那血管爆裂通常它在爆裂的时候，其实压力它它有特大部分都是在动脉爆裂。嗯，所以动脉一爆裂的时候，它其实它的压力很大。你想象一个一颗小的手榴弹，嗯，在一个一个一个密闭的地方，嘣爆炸之后，其实它它爆炸的地方不是只有那个爆炸点，它旁边的很多的。 这个脑细胞都同时会被震坏掉，而且听说脑细胞是跟豆腐一样的柔软，这是真的吗？非常柔软，曾经摸过吗？亲手摸过，真的就是软绵绵的。各位有没有有没有吃过猪脑？ 就就就猪的脑，我都只有吃煮熟的。 <laughs> 对对对对，就是啊，真的是跟豆腐一样，很软，白白的，漂漂亮亮的，哎，细心嫩嫩的哈，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很很很很脆弱的一个。所以那个瞬间的冲击力道是不只是血管破裂而已，还会造成旁边的脑细胞受损。对，没错。哦，所以它在一爆裂的时候，它所造成的其实除了它旁边的供应的这个血管供应的脑细胞被。 就是缺血死亡之外，他这个爆裂的时候，他旁边的很多的脑细胞，因为这个出血的冲击，呃，或是血块的挤压，也同时同时的脑细胞受损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在那一刹一刹那之间，其实其实我们在脑出血的病人里面，我们常常觉得说，那脑出血那一刹那，其实决定他以后的。 命运，哎，命运的，它又复原的程度了。这有点像是那个，大家记不记得八仙城堡的时候啊？其实都有想到说，其实，在呃火焰燃烧的那一瞬间，其实那个皮肤的灼伤程度就已经决定了它的呃复原的时间跟能力了，对不对？那个那个一瞬间的冲击就是最最大的影响。对 OK，所以在台湾出血性的脑中风比较多。 呃缺血性比较多，啊，缺血性堵塞型的比较多，比对，堵塞型的比较多。然后呃，出血型的比较少，那所以应该算比较 lucky 一点啊。 <laughs> 因为堵塞型的比较不会造成，比如说重大的一些呃肢体上面的不方便，或者是行动上面的瘫痪，对不对？是的。OK，好，那我们要来请教一下，呃呃，我们要来请教一下尹居浩医师哦，就是说，呃，袁文元小胖医师呢，他现在正在呃医院在休养，在恢复当中，而且他已经。 呃，听说呢，也意识清醒了，可以跟人对话了，这样子。那当然，它的功能、生活功能是否有受到影响，目前还不得知啊。哈，媒体也没有报道。但我很好奇的是，说什么样的人是属于出血性脑中风的高危险群？虽然他在台湾比较少，但是。 还是有，对不对？那哪一些人是属于高危险群？因为也有一些说法是说，呃，袁文仁老师后来在呃上海的时候有发现，他扫描了之后发现他的其实脑子里面是有一颗脑瘤的。对，那也不晓得是脑瘤的关系造成破裂，还是是说呃是因为其他的一些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我们不要管这个，因为那是他个人的病例问题。但是我想知道哪一些人是属于出血性脑中风的高危险群？嗯。 诶，脑出血哈，它的这个因因素哈，这我们讲的危险因子哈，其实是比缺血性的来的少很，比较少比较多哈。那最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脑高血压控制不好啊，尤其是七十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啊。那在脑出血的这种这这样这样病例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话，嗯，大概百分之八九十。 其实他都是有高血压，哦，或者是血压控制不好，是我们年年纪越大，血管越缺乏弹性，就越容易会有高血压，对不对对？然后因为越越越。 血管越硬化，所以如果你血压再控制不好，血管就更容易爆掉。啊，那这个是不管是老年人或年轻人，其实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高血压的控制不好。啊，那当然有少部分就是因为慢性的这个血管硬化，一直硬化硬化哈，那它就比较脆弱了哈，就就比较脆弱。那有少部分是一个动脉瘤，血管的动脉瘤啊，那动脉瘤是天生的啊。那其实目前因为我们这个脑部的核磁共振扫描的。 这个检查比较普普遍，嗯，啊特别是很多人会在每年的做这些高阶的健康检查的情况之下，他会去选择说我要来做这个脑血管的一个一个见诊。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这几年发现说动脉瘤。 本本来我们一届以为说，刚说动脉瘤是天生的，对对，所以它是跟体质有关系，对，嗯，所以我们本来以为说，哎，动脉瘤其实不是很很多见的。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慢慢慢慢开始，我们一届也开始慢慢觉得说，哎，因为这样的那个核磁动共振的这样扫描的这个技术比较。 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这个检查比较普普遍之后，我们发现动脉瘤的那个流行率啊开始慢慢变高了嗯啊。那这个是一这是一个一个方，所以天生其实它动脉瘤在你脑子里面，它只要不破裂，你也许你永远一辈子都不知道你脑子里面有动脉瘤。好，那除非有些的少数的动脉瘤，它是它已经快破裂了。 那已经蛮大了，快破裂了，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刺激到动脉瘤旁边的神经，就会产生一些剧烈的疼痛。不过这是在少数人，很多人其实都是无意间。 经过检查才发现，但是有动脉瘤的人，医师是不是还是依旧是算是少数呢？也是算少，对，算少数的。所以最大的原因，我可以说还是高血压惹的祸吗？没错。哦，所以呃，高血压的人，然后还有呃，有动脉瘤的人，是还有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对，那动脉硬化就牵扯到三高啦。你有糖，你除了高血压之外，你还有糖尿病，你还有高血脂症，然后你可能还肥胖。嗯，这样子，这个这些的危险因素造成你的动脉硬化，你的动你的血管。 变得比较脆了，嗯，啊，这个时候那个压力一大的时候，你那个血管的抗压性不够，它就容易爆掉，嗯，好，呃，我不知道云为元老师有没有 <laughs> 三高的问题，但是看起来看起来。 胖胖的、胖胖的、很丰满的这个体型似乎可能是有啦，但是如果收音机旁边有呃三高的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可能要特别的留意跟小心了，因为呢三高危及的不只是你的心血管的问题，当它危及到你的心血管的时候，当然也同时危及到你的脑血管，这个两个其实都是相连的，因为它是全身的血管嘛，对不对？哈，好，那医生我想要请教的是啊，当呃我们啊在 这个呃，应该说我们要检查我们的脑血管的时候，您刚刚有讲到，有些人会去做脑的那个核磁共振扫描。核磁共振扫描，跟是做电脑断层还是核磁共振可以看得到血管？嗯，如果一般的电脑断层其实是看不太清楚的哈，看不太清，楚看不太清楚。所以，诶，除非我们做的是叫电脑断层的血管摄影扫描。嗯啊，那我们现在目前因为电脑断层血管摄影扫描是一个不是常规的，嗯，是你。 不是常态的，就是一般我们扫描脑部的时候，也不是，就是我们觉得他脑部血管真的有问题了，啊，或者是确实有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另外在医生才会另外 order 去做这个检查，然后它不是一个常规，你每做一个电脑脑部电脑断层扫描，它就会附在就是你等于是一个常规常态包覆在里面的一个检查的一部分，嗯，可是现在的。 那个这个我们讲的和那个叫做磁振扫描的血管摄影，它确实都是大概目前基本上每一家医院做磁振脑部的磁振扫描的时候，它一进就会顺便加做一套的一个脑部的血管的摄影，因为它它的这个检查跟。 电脑断层它的过那个就是步骤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它比较方便。它在做这个血、脑部的这个核磁共振扫描的时候，它顺便它就可以把你的血管、把你血管的这个血管图啊，就可以你把你重组造影出来。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呃，一般正常人他其实不太会去做这些的检查，对不对？除非是哎我这五级，然后我又很高度的怀疑说我会不会是中风的高危险群，于是 <laughs> 你就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核磁共振的脑部的。 检查，他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你的呃脑部的脑血管的状况是如何。没错，哎，可是很贵吧？嗯，其实比心脏摄影扫描来讲，其实是其实是这个差不多，没有。 便宜很多，便宜很多。哎，对，心脏摄影扫描可能要三四万块钱啊。那那个核磁共振扫描，大概一万、一万出头就有了。哎，可是我的问题是，如果是你的脑部真的发现有脑部的一些血管有阻塞的可能性或者是风险性的话，也不能干嘛，因为他在脑 <laughs> 心还能够做心血管支架，但是脑在里面，你又不可能马上为了这件事情而开脑，可以吗？可以。现在的这个医学金。 技术非常进步，嗯，所以当你发现你脑部有血管瘤、然后动脉瘤，那特别这个动脉瘤已经大概不是瘤，不是瘤，我是说阻塞啊，阻塞的啊，对，阻塞现在其实只要你是狭窄，没有到完全阻塞的，嗯，那在比较我们讲说大脑比较粗的血管啊，那我们讲说中大脑动脉的第一阶段，或者是内颈动脉在脑子里面的部分，其实如果阻塞的狭窄很厉害，都可以去摆支架。 那目前其实是都都可以。你说摆到脑里面的支架吗？对对对。所以现在不是只有心脏摆支架，而是脑也可以摆支架。那这个做的就是神经内科的医师吗？ 你目前神经内科医师有在做，神经外科医师有在做，我们还另外台湾有一个叫做神经放射科医师。嗯，其实目前台湾大部分在做这样子的技术，嗯，最多的是神经放射科的医师。但是像这样的支架跟心脏支架比起来，它安全吗？因为当我们聊到心脏支架的时候，会知道说，其实在国内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然后你身边有很多的呃一些亲朋好友，他们或多或少都做过心脏支架，但是脑部的血管支架好像比较少听到，诶对。 脑部的血管支架，第一个就是说，它当然安安全性没有像心脏血管支架这么的，嗯，这么的安安全哈，因为它技术上面是比较晚发展的，嗯，那所以它的技术还没有非常非常的成熟，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刚讲脑脑部的这个细胞就像豆腐一样，非常非常的脆弱，是脑血管也是非常非常的脆弱，所以在摆支架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脑出血的比例。 就比较高，也就是他会在摆支架的过程当中伤及旁边的组织，几率比较高。在当就就是在摆支架的过程之中，让在摆支架的附近的血管破裂啊，产生另外一个脑出血的一个一个事件的这个机会比较高。大概全世界诶比这个就是比较起来，大概平均大概就是说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就是你一百个人在做这个脑部的支架的时候，大概有四到六个人会在。 摆放的过程之中，就产生一个脑出血的事件。这样的比例算是高吗？算是很高，算是很高。对，如果是跟心脏血管比较起来，心脏血管的危危险性就没有这么高了。所以我可以讲，这是一个还正在呃有待成熟的技术吗它其实是就对，就是说我们希望它的这个医材的更加的发展，还有技术更加的成熟，它的这个比例就可以。 下降比较多一点。嗯，好，所以呃，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呃，还是要呃，飞到一个必要的手术阶段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啦，哈。但是我们这边要先来请教一下医生了，就是呢，当我们讲到了有关于这个脑溢血的时候呢，我想请教一下，会不会事先有一些的症状可以让我们先发现呢？对，其实我们在。 看到很多的脑溢血的这些病人，我们再去问他说：“你之前在这次中风之前，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嗯，大部分人其实就是头痛。嗯，啊，他就是会头痛。那这个头痛大部分还是跟高血压的控制不好有关系，他就血压很高，所以造成的头痛。OK，啊，或是常常的头晕，啊，常常头晕的状状况。嗯，那他不像缺血性脑中风，他会来一个叫做暂时性脑中风，突然的手脚突然无力。 麻痹，然后过个一两分钟就好了。这个是缺血性脑中风，就我们讲阻塞型的脑中风的一个前兆。嗯，出血性的脑中风通常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前兆了。嗯，哦，顶多就是头痛，头痛剧烈的头痛，剧烈的头痛。那这个是这是一个。那其实大部分都真的都没什么症状。那所以常常很多病人，我们在门诊时候我们看到说，就吃了止痛药，然后就对对让他过了。对，第一个，第二个。 我们说，哎，你血压很高，哎，你这个收缩压一百六十几，哦，然后舒张压可能就一百左右，哎，你很高，哎，你你怎么都不去控制？他说我平常都不头痛啊，我觉得我这样很好啊，我又不头痛。大家大部分觉得说，哎呀，我比人家强，你看别人血压高就会头痛，我血压不高。 哎，我血压高，我不会头痛，我的脑我的脑血管比你强，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它的预警系统不见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这一种的，他血压高可是不头痛的一些病人，他就觉得说，哎，我根本不需要去好好控制我的血压，因为它不会造成我的病痛。结果呢，突然嘣。 人生就变黑白了。我要来复刻隐居浩医师的这段话，因为我曾经呢陪过一对夫妻，他们去看心脏内科的门诊。然后我到了心脏内科看门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心脏内科门诊第一件事情要先量血压，因为我没有看过心脏内科嘛，我不知道。结果呢，就一量血压之后，然后就发现那个阿姨的血压居然高达两百哦，然后我就说，阿姨，你没有不舒服吗？你没有头晕吗？然后你你你你全身上下都没有。 任何不舒服，他血压高达两百耶。他说没有啊，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他血压长期这么的高，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感觉，然后也没有在服用高血压的药。其实像这样的人，反而他失去了一个市景系统，对不对？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的。嗯，哦，所以我常跟很常会在门诊上面碰到这一类病人，我要跟他讲讲很久，说拜托他吃药，因为我们觉得。 真的是很可怕哈！真的，他哪时候血管会爆掉，我们真的不太清楚啊。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刚突然除了那刚刚几个脑脑血管瘤之外，那有一些，譬如说我们刚讲脑瘤，脑瘤本身出血，有时候我们在脑出血时候看到电脑断层或者核磁共振的片子，看起来它其实不是单纯的血血管爆裂，它其实是旁边有个脑的脑瘤造成的脑瘤的出血。哦，这是这是一种更更少见的啊，更少见的。那其实还有目前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我们现在目前。 很多人他必须要吃抗血小板的制剂啊，抗抗血那个我们讲的抗血栓啊抗凝血啦这些的。 药物其实这些药物的潜在的危险性也是会造成脑出血。哎，可是医生这就不公平了，因为很多这些药是心脏内科的医师开的， <laughs> 是对，对不对？就是说，因为你有心脏心血管堵塞的风险，所以呢，你必须要吃抗凝血剂，然后呃阿司匹林啊，然后类似那些的药物，而且是要每天按时服用的。那你现在又说服用这些药物有呃出血性脑中风的风险，那要不要弄啊？是啊，所以这个对，这很这很两难，就是说。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在主张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主张说啊，我反正有事没事我就吃个阿司匹林嘛，嗯，然后我可以预防心血管阻塞嘛。其实现在很多的医学证明哈，发现说，其实，在男性，你你如果当你没有心血管疾病、没有脑血管疾病的时候，你去吃个阿司匹林、吃个抗血小板的一个制剂的话，其实对你的预防没有初级的预防，我们就说预防你以后血管塞掉的情况，并。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嗯，可是女性确实在美国的一个叫做 Woman Study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确实是有一些预防的效果。您说女性服用抗凝血剂的效果比男性来的好，来的好，哎呦，对，所以我们常讲说。 当你今天你身上没有什么，你只是平常的高血压，那你并没有一些脑血管疾病、心脏血管疾病，你做检查的时候，你并没有发现你的血管有很多的硬化、狭窄的情形，你未必一定要吃这些的抗血小板制剂那反而是你好好的把胆固醇控制好啦血糖血糖控制好啦血压控制好啦这个饮食上面控制好，把体重控制好，这个时候对你的预防血管阻塞的这个这个好处。 绝对比你吃一颗阿司匹林或吃一个什么其他的抗血小板制剂来的好多了。或者是说反过来来讲，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吃阿司匹林的话，你更需要注重的是。 你的血管的血压的控制，血压的控制，还有呃，你的日你的三高控制之外，还有你的日常生活的饮食、运动的这一些东西，才能够帮助你不用不要一辈子一直都依赖着阿司匹林，对不对？可是在这边还要讲说，就是刚刚讲说，其实有很多病人他他有心房颤动，他有这个心瓣膜的问题，所以他必须吃抗凝血剂。嗯，那这些抗吃抗凝血剂的病人，他一定要很小心去。 去监测它的这个抗凝血剂的数值哈，虽然现在有新型的口服抗血抗凝血剂出来，可是还是必须要去定期的去检查它的血血那个血血液的一个成分，啊，特别的它血小板的这个数目啊，这样子。那除了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说血压的控制对这一类吃抗，他一定要吃抗血小板制剂或抗做抗凝血的制剂的这些病人来讲，血压的控制是非常非常重要。嗯，那我们常讲说一般人。 你没有特别的状况的话，我们的收缩压不要超过一百四，舒张压不要超过九十，这个大概就 OK 了。可是如果是在吃抗血小板制剂或抗凝血制剂的这些病人，他的这个他的一个就是就是特别是抗凝血制剂的这些病人呢，他的严格度就会比较。 高一点的，它的舒张压不要超过一百三，收缩压不要超过八十， <laughs> 这么严格？是的，对对对对。好，所以啊，我知道收音机旁边有很多朋友已经在吃抗凝血剂、阿司匹林这一类的药物了。如果你已经在吃这一类的药物的话，你的高血压控制要比别人更加的严格，应该是在一百三八十这个标准才是比较好一点的哈。所以呢，要记得跟呃听从医师的医嘱是很重要。那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了，等会节目回来的时候呢，我要请尹居浩医师呢来跟听众。 朋友聊一聊，如果你身边的人突然发生了脑溢血或突然脑中风昏倒了、失去意识了，你知道应该在医护人员来之前帮他做些什么吗？还是什么都不要做等医护人员来？怎么样才能够抢救黄金的七十二小时，对不对？嗯，还是二十四小时而已。现在其实诶四十八。 现在是我们觉得越快越好，OK，越快越好。好，所以呢，呃，这个部分呢非常的重要。我们等会回来的时候再来告诉你。我们先休息一下，进行一段广告。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四分，欢迎回到《名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今天呢进行的《名央课》节目呢，邀请到的是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尹医师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大概有没有认识四年了？比四年多了， <laughs> 都应该有到五五六年左右的时间。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请尹尹居浩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啊之前袁维仁医师呢，也是小胖老师呢，他的脑溢血。 的新闻，让我们一起来谈谈所谓出血性的脑中风。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扣运进来，我们的扣运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哎，等一下，先先不要接，先不要接，我忘了，我前面有要回答问题，对不对？是的，刚刚有一些网友， <laughs>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拍岁好，拍岁。 <laughs> 好，那同时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到脸书的啊搜寻 news 九八官方粉丝团，你就可以看得到石伟跟尹居浩医师啦。也要在这边先跟大家说声 Merry Christmas。 今天晚上出去玩的时候，穿暖和一点， <laughs> 要注意。天气剧烈变化也容易造成脑中风吗？是的，对，特别是脑出血啊，脑出血中风，所以忽冷忽热的话也不好，也忽对也不好。哎，你知道喝了酒之后，那个会会就是突然一下冷一下热，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很多在这种天气，然后喝了酒之后，然后喝了已经喝大醉，对，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哇，怎么一只手一只脚不能动了？真的。 <laughs> 是有的，对不对？是的。好，呃，呃，对不起，提到酒，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未满十八岁不能喝酒，开车请呃呃，开车请勿喝酒，喝酒请勿开车，对对对， <laughs> 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要提醒你，天气这么冷，又加上喝酒，是属于出出血性中风的高危险群哈。那网络上有听众朋友问到啦，哎，听说吃黑木耳对于血管很有帮助，是真的吗？ 诶，吃黑木有到到底能不能帮助血管？哦？那目前确实没有一些很，就是没有没有看到一些医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临床的观察，去看说它确实真的有没有用处。好，不过我确实很多病人都在吃，而且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梨花街买那种。 上面是黑的，下面是白的， <laughs> 是用两色的，这种效果才会很好啊。 <laughs> 这样子，黑白两滚，是 <laughs> 两个颜哎，特别要跟我讲这些。那其实我们是讲说，您一般的养生，我我们也不反对。嗯。可是，做了你今天，我们刚刚讲，你今天已经在吃的这个抗血小血小板的制剂、抗凝血的一个药物了。嗯。这个时候，你的身体里面的血小板已经，它的凝血机转已经被压抑的一部分了，哈，让你比较不会阻塞。嗯。那这个时候，你再吃黑木耳，那。 黑木，我相信有一些，就是也是一些让我们的凝血比较不容易凝血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一个药理的性质。嗯，所以不过它可能不是很，你要吃多少才会量才会够够有这样的药效，没有人知道。可是有一个指标就是说，今天你又吃了这个预防脑中风的抗血小板血血血小板制剂啦，抗凝血的制剂，然后你再吃黑木耳，就你发现，嘿，我怎么皮肤上常常这里一块淤青，那里一块淤青。 这个时候就是表示你要小心了啊！这个时候表示你可能吃过量了啊！你可能要减量，甚至暂时停用了。哎，甚至我们如果吃了抗凝血剂，身上也莫名其妙出现呕血，你也是要跟医生做，也也要也要做反应，对对，就是说我们要赶快去检查一下，是不是你你的药物服用过量了。 或者是哎，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药物上的调整。了解哈。那 <laughs> 最近因为那个猪肉防疫的问题，所以最近很夯的是卤肉饭，大家都说要抢救我们的卤肉饭。然后网络上就有人在问说，如果又爱吃卤肉饭，又爱吃肥肉，又抽烟又喝酒，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到底好不好呢？那当然是绝对绝对不好喽。不 <laughs> OK？是的，哎，那个太油腻了。卤肉饭业者会不会来骂我们？ <laughs> 偶尔吃可以啊，偶尔吃可以，对对对对对。那记得吃完菜好。 去运动一下，所以它旁边通常都会有烫青菜的选择嘛，对，好，还是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哎，我应该都有回答到了吧，哈，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尹志浩医师了，就是我们刚我哎，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呢，当如果今天你的家人或你身边的朋友突然发生了疑似脑溢血。 昏倒在地上，或者是说，呃，意识不清，甚至瞬间出现了呃半边的抽搐、半边的呃动弹不得、呃瘫痪的情形的话，我们这个时候除了打一一九之外，可以紧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即便是专家哈，像我，我今天如果在外面碰到一个我身边的朋友，或是就路边的人突然在我面前倒地，嗯，然后。 你发现他一手一脚，嗯，发现说，哎，他怎么像中风一样，就是有一只手一脚瘫痪了？即便像我这样的专家，我都没有办法在当下就认认知出来，他到底是血管阻塞还是脑出血？哦，除非他当时会跟我讲啊，剧烈头痛，大概可以猜他可能是脑脑脑出血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病病患，可是。 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去确认。你说连医生第一时间都无法判断，你只能知道说他是脑中风。好，就是我们我们一一直讲说，我们就是以前一直在节目中也讲说 FAST 嘛。好，你就脸歪一边啊，手手一边没有力气啦，讲话这个大舌头啊，好这样子的一个中风的认知里面，你看到他是脑中风了。嗯。然后你第一时间看啊，他绝对是脑中风。当然，我们第一个要先扣幺幺九，好，那赶快。 扣血压绝对不要说，哎呀，我身边正好有一个高血压的药，我就让你吃下去，然后让你休息个二十分钟，再来量量血压。谁敢我们真的在临床上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哦，已经昏倒了。对对对，他就不是昏倒，他就已经瘫在那边，讲话也讲不出来了。然后家里人就说，哎呀，妈妈妈妈的这个有正好有再次高血压的药，就让他吃下去。确实，在临床上面，我们碰到不少这样子的个案。啊唔通我背后把人架呢？没错，这请假是唔通啊。是是。所以你在第一时间除了 打幺幺九之外，你你就是让我们的病患要平躺，平那对平躺。如果平躺之后，你发现他其实是会流口水，或是你有呛咳的动作，你要让他变侧躺，让他口水流出来。嗯，那这个时候千万除了不给他吃药之外，千万不要去喂他喝水。不要喂他喝水，对你去喂他喝水哦去喂喂他喝水，反而容易造成呛咳，他可能脑中风之后又变成一个吸入性的肺炎。嗯，哦，这又又二度的伤害了。哦，那再来就是要。 安慰他，让他尽量。 平静，然后不要去刺激他情绪，对，放松情绪，不要说，哎，你赶快起来，你赶快坐起来，哦，这样就啊，你一定要赶快坐起来，一直在刺激他，反而这个时候他让他血压一直一直高了，哈，放松放松，是的，因为呃，在那个出血性的高危险群当中，还有一类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就是情绪突然瞬间对暴怒或者是情绪瞬间起伏很大的人，这个时候他血压一高起来，嗯，然后整个血管就嘣就爆掉了，哦，这样子确实是这样子，跟连续剧讲的很。 <laughs>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当他倒地的时候，你你要非常的冷静，是 <laughs> <laughs> 不要影响到他的情绪，就是让他平躺好那就是等待幺幺九。那这个时候有人讲说：“哎呀，我们做什么指尖放血，可不可以？” 哦，很多很多人问啊，哎呀，我们赶快这个时候赶快做指尖放血，说啊，这个时宣放血对治疗脑中风是有效的。怎么有这么多微博？ <laughs> 是是是，这个都是我们临床上面碰到的，就是每个食指的这个手指尖的地方就有扎血，让他把血挤出来，有用吗？呃，我们在。 临床上面很多很多，我们救老半天，救回来之后，家属就跟我们讲说：“哎呀，幸亏我当时指尖放血，所以把他救回来了。”啊，我们都已经脸上三条线啊， <laughs> 真的是，样我我们我们的我们都没有功劳，是因为他当时第一时间今天指尖放血把他救回来哈。啊，不过确实是有这样做那。 我们中医其实也在讲说，指尖放血好像有这样的疗效。不过，我一直我目前做脑风脑中风界，特别是我们在台湾，或是我们碰到的很多的同好，那我们的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同业的人也，我们问说你到底有没有效？我们问了那么多的神经科的专门做脑中风的这些医师，没有，大家都认为说好像不是很有效啊。可是。 不管你做，我我不反对他做，只是你不要去耽搁你送医的时间。你不要说，哎我跟他扎了十个指头，十指头放血了之后，他没有好。 我再来叫幺幺九，嗯，不要，你第一时间先叫幺幺九，你在等待等待我们的救护人员到达现场的中间，你帮他做一些时间放血，我我是不反对，哈，那可是不能去耽搁到他的这个就医的时间。了解哈。另外呢，我想请尹医师快速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因为呢，其实我们很少会去做到脑部的电脑断层或者是核磁共振，一方面是它的费用比较贵，一方面它也不在常规的呃健康检查套餐里面。但是有一项呢，对于你的 脑血管是否健康，会常常做的叫做颈动脉的超音波检查。那我想问一下，颈动脉的超音波检查是否有其意义之在？而且，刚好网络上有网友问到了，说，呃，如果是颈动脉的啊，椎动脉的出口阻塞的话，要如何的处理？这个应该也是用颈动脉超音波看到的吧？对，对，就是说颈动脉超音波，它它其实是，诶，我们目前来做颈动脉超音波，当然是说去筛选，说你的动脉血管有没有狭窄。 有没有硬化，嗯，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嗯，当你颈动脉已经有硬化，代表你的脑血管里面的细小的脑血管，嗯，应该多少多少程度的一个硬化的情形了，嗯，那如果是你颈动脉狭窄太厉害了，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七十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你摆支架，把它撑开来，好，撑开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那么狭窄的时候，我们还要去评估他脑子里面的动脉是不是有很严重的狭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嗯，就是说我们那个颈动脉它的指标，除了这个之外，它第二个意义就是说你的心脏血管有很多的。 医学文献讲说，当你看到颈动脉狭窄的时候，或等颈动脉硬化很厉害的时候，你的心脏血管也可能有问题，好不到哪里去了，也要去查一查你的心脏血管。了解。再来就是说，我们从颈动脉的一个硬化的程度，可以去预测你全身动脉硬化的指数。嗯。所以你动脉这个你的这个硬化很厉害，那你就必须要全身的这个血管都要好好的注意保养。嗯。那他刚刚网友问的椎动脉的出口阻塞，那椎动脉出口。 所所以椎下冲管就是我们椎动脉是从我们的心脏心脏出来的，我们有一个叫锁骨下动脉，就在我们的锁骨下面，然后它有一有一个分支到我们的后脑的椎动脉，一个分支到我们的手臂，那这个地方它出就是。 它要出口的这个地方狭窄，通常我们都是，哎，如果说它确实是狭窄，我们要去摆支架。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摆支架非常的安全，哎，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是好啊，这个是提供给你做参考的，当然可以，请你跟你的医师来讨论一下，说啊，是不是可以适合在呃您的这个椎动脉的出口的地方来摆支架？对。可是这个是已经呃大概几年的手术了。这个其实很久很久了，这个对至少十年以上，安全性是算是高的。 好好，那呃，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扣音电话。 时间十一点四十七分，欢迎回到《名医科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振兴医院尹居浩医师来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脑中风方面的问题哦。不管是堵塞型的中风，或者是出血性的中风呢，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扣音进来。我们的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同时呢，也欢迎您可以上网在脸书上面搜寻六四九八官方粉丝团。今天我们在脸书上面有同步的直播，欢迎你。 一起加入我们了，同也希望你可以帮我们按赞，以及把影片分享出去，帮助更多呃有脑中风困扰或者是那本身是脑中风高危险群的人。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健健康康的冬天呐，哈，这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要来准备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客运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潘小姐你好，啊那个，请说，请说，喂。 那个你好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哈，那个喂，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啊？小姐听得到吗？请说，请说。女士您好，那个方小姐你好，师位好啊。那我请问一下哈，那个那个喂，就是呢，我朋友同学他是 AVM 患者，嗯他这个做过伽马基治疗，这个是算出血性的那个脑出血哈？那请问他的 AVM 在顶叶。 那请问在顶叶的话，哈，目前左眼还有一层雾。那目前眼科医生说已经好了九十 percent。请问如果这个顶叶影响到视觉，去影响他的左眼，请问吃消肿药有办法让他的左眼完全康复吗？有效吗？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做伽马剂完之后，耳朵偶尔会有轰，就像飞机起降时那么轰轰的声音。请问。 这个后声是因为收缩所影响耳朵有后声吗？这个是真的吗？我想请教尹律师这两个问题，谢谢。谢谢你，谢谢。我们刚讲的脑出血的原因里面，其实有很小部分一个叫做动脉动静脉的畸形哦，那就是说我们。 因为一般通常是动脉会经过微血管，然后超微血管，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静脉，那它这是一个循环。可是这一类的病患确实是它在动脉直接就跟动脉就跟我们的大静脉，就是脑子里面比较粗的静脉，就直接就合在一起了，它不经过一个微血管的微血管床的一个分布，所以这个时候它会造成一个叫做动静脉的瘘管。嗯，那这个时候。 这个因为动脉压力很大，静脉压力很小，所以它就会直接把压力传到静脉，静脉就会鼓起来。哦所以这个就很容易造成一个脑出血的一个症状。那这个因为它是在顶叶，顶叶的地方大也应该是多少有影响到一点点的视野，我们的视神经经过的地方，所以它会有这个那这个血管会有一些雾的倾向。好，情况他虽然已经做过开刀了，开刀了，可是应该是有碰到他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动那个我们的眼动脉，我们的视觉视觉神经的那个路径，嗯，所以会影响到。这个时候吃消肿药，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哦，除非你是在刚手术完嗯，那会消肿，否则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你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后遗症，跟这个吃有没有吃消肿药是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的。了解这样子哈，那。 第二个就是说，他会有这种轰轰轰的情形。那这个是一种，就是我他应该是听到了，就是他还没完全治疗好，所以他听听到的是一个动脉到静脉一个我们讲瘘管，瘘管就会有那种很大的一个压力的一个压力的声音，哈，压力的声音这样，所以他会咻咻咻咻有这种这种声音出来，这是他本人自己可以听到，我们外人听不到的。所以他一有这个样子的声音，一个很高压的情况之下造成的。 听这个脑鸣啊哈，这这个这种脑鸣，这个如果是他要处理完，处理就是必须要把他的动静脉瘘管再把它做更好的修复。那当然有手术的，啊，有血管阻塞型的，那当然有我们讲的那个这个伽马刀来照射的，有很多种情况，要看它的这个分布在哪个地方，哦，那怎么样的？ 这个处理的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了解哈，呃，就是接下来下一位是许先生，对不对？许先生，许先生你好，你好，你好，阿姨请说。今天我有两点问题要请教你一下啊。呃，第一件就是我那个，我最近寒流一来的时候哈，我就从那个眉眉毛。 胀，嗯，到后脑勺正中央的地方，都会头脑胀胀胀胀的这种有种有种感觉。啊，另外有一点就是，大概两年前哈，我因为我在我在大陆工作，嗯，所以有一天晚上就是半夜，就我的左脚啊。 下肢啊，被痛醒了。嗯。被痛醒之后，我既然就没办法下床，也没有办法走到客厅去。嗯嗯。那我花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才有办法到客厅去，然后整个人就虚脱掉。嗯嗯。然后没多久，我就把大陆事业给结束，就回到台湾检查。一检查之后，就是心脏堵塞百分之三十五。哇。然后呢，这个我的，然后从此之后，我的下肢啊，就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看了医生吃心脏病的药、高血压的药。 那目前为我的下肢还是长时间还是有那种浮水肿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的左肩膀哦，也一直痛到现在，不管是附件科啦，或者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嗯嗯，我都没有都没法改善。那我不知道，我就请教医生，这这两点问题，嗯那也没有关联性？OK，请问一下，这个您的血血压高不高？ 控制好不好？我的血压现在控制的很好，控制很好，都都在一百二左右。嗯哼，好。那许许先生，您的那个头部的胀痛，如果是血压控制很好，基本上应该就不是不像是血压控制不好造成的头痛。而而且你合并有这个左边的肩部的疼痛，我想跟你的颈颈椎或是颈椎旁边的肌肉哦的损有受伤或拉伤或者发炎有很大的关系。嗯，那你的左下肢会水肿。 然后曾经被痛醒，这个跟脑部应该没什么关系，反而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周边的血管科，看看你的左下肢的供供血好不好，是不是当天的供血不好？我我们讲说，这个血管阻塞在脑部叫脑中风，那有些在在脚部。 然后叫周边的血管阻塞，然后有些人讲肢体中风，其实就是血管阻塞的意思。嗯，那这个必须要去，而且特别容易水肿，表示循环不好，特别要注意的。那心脏血管百分之三十，就是要去看哪一科？哎，我们讲的是周边血管科，周边血管科。好，这样子。好，心脏血管百分之三十五的狭窄，其实哎，好好的保养。 嗯，好好保养，然后定期的追踪就好了，跟头部应该也不会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我给许先生建议说：第一个，你头部一直不好，应该去看神经内科；你脚的问题，应该去看周边血管科。嗯，好，呃，我们最后一位听众朋友是杨小姐，杨小姐你好。哎，两位好，嗨，你好，尹医师，尹医师哈，是，就是我先生已经 AF，他有在吃那个。 哎，阿司匹林还有其他的药。嗯，那平常他血压都蛮低的。嗯嗯嗯。可是最近有一次去看门诊哈，可能是急，匆匆忙忙啊赶进去，就血压就有点高。啊，据说量起来那个电子的那个量起来是一百五，over 八十吧。是是是。那那个医生也很好，心，就帮他开了降血压的药。嗯，是。可是他平常都很低，那这样要。 吃那个降血压的药吗？啊，我有点担心说，已经很低了，吃了会不会更低？对对，是哈。这个我们在门诊常看碰到哈，在家里其实很低，然后一到医院里面看到医生啊，或者是他应该要赶着时间啊，比较心里一着急，或者是在血压一到医院，他没有做个充分的十十分钟的休息，他就量血压，这个时候他的血压就会偏高了。嗯，所以我原则上还是以一。 家居家的一个血压来的比较标准，嗯，所以我们建议说，你好好的早晚早晚各量一次血压，然后呢把它记录起来。如果是血压真的是都一直很低。 倒我不，我倒是建议说，好像必须要去跟你的医生商量，是不是需要吃这样的高血压的药，似乎就不需要了哈。除非你一直血压高，啊，特别你再吃抗凝血剂。我们刚刚讲，你如果吃抗凝血剂，尤其 AF 一定是吃抗吃抗凝血剂，那你的血压就应该维持在一百三到八十以下。OK，好，呃，网络上有听众朋友问，我们快速回答一下。呃，常常低头滑手机的话，会影响到我们颈部的血管吗？哎，我真的碰过哎。 就是不不正常的一个姿势，造成的是什么血管剥离？嗯，哦，太太太久了，所以它的颈动脉或椎动脉会剥离，就血管会裂掉。然后这个是特别是那个时间很长了，我真的碰过这样的情形，所以。 低头族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它造成的血管剥离或者是颈颈部的一个肌肉的疼痛，都是很多的问题。不要太常低头啦。哈。好，那另外呢，最后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了。呃，出血性的脑中风，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脑溢血，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上面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也是在我们十大死因当中排行第三名的一个疾病。当他常当它常常一发生的时候，情况都是蛮严重的。如果可以好好的做预防，是最重要的。刚刚医生讲那些危险因 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好防范。就是血压高，好最重要的哦，做呃防范好高血压。高血压，那当然三高，这样讲，这个高血糖、啊，高血脂症啊，还有肥胖啊，减肥，减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就是这个这个天气。 记记得保暖， <laughs> 做好保暖，不要忽冷忽热。是，然后情绪不要起伏过大，对对对，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好啦，如果你今天晚上要出去狂欢的话呢，很 OK，但是请记得一定要穿的暖和一点点哦才不会让自己呢这个血管一下剧烈收缩，影响太大。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的谢谢尹志浩医师，谢谢医生，拜拜。